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感谢神，让我们仍然享有他所赐生命气息。感谢神，我们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，回到教会，回到圣殿。守主日，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：主日要回教会，我们做个祷告。父神啊，赐福这段的时间。 恩高，主你不能要先讲的，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发出亮光，使得我们更加认识你，明白主你的心意，领受主你自己生命之道，好让我们在这个弯曲乖谬的时代，将我们所领受、所传的生命之道显明出来，成为主你这个时代的见证人。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 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一段的经文，在那段圣经里面提到安息日，提到圣日，对犹太人来讲那是星期六，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安息日、圣日就是指礼拜日，就是指今天礼拜天，或者我们也叫做主日。还有上帝说，我们要尊重。 尊敬这一天，要以他为乐，不做自己的事，不随自己的心意，不说自己的话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守主日。那守主日的意思就是说，要做礼拜了。然后上帝应许说，凡是守主日的人，他要侍奉于他。四十年前。 有位弟兄对我说：“礼拜天礼拜日，我就坐的咧开电视机听新加坡广播电台《天国之声》。我在家里面做礼拜，我没去礼拜堂做礼拜。啊，去年新冠病毒爆发，也有不少的人在家守九日。” 在家开电视机、开手机、开 iPad，在家做礼拜。不过我要说的是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守主日做礼拜，一定、一定、一定要回教会、回礼拜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这个亮光。第一。 教会是生命加油站。有一次，我听一下老师讲见证，他跟他的孩子回吉隆坡，要看家婆，要看婆婆。开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汽车的油箱油够不够，上到海尾的时候才发现到惨了，红车有可能没搞。一路上要注有没有油站啊，有没有油站啊，一直怕。汽车忽然间在路边停下来，因为没有油了嘛。 啊，最后看到油站了，哎呀，心才安下来。我想，我们驾车的人，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感。油站对驾车的人非常的重要，有油汽车才能够走啊，添了油汽车才能够继续行走。教会、来百龙就是我们生命的加油站。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、最富裕、最享受，也是玩的花样最多的一个国家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多人患神经病，最多人晚上要吃安眠药。 还能睡觉的国家？为什么呢？有一项研究，其中一个原因，越来越多美国人，来外内我走来外越来越多美国人，礼拜天没有上，没有回教会做礼拜，所以，二零零八年，美国教会。 就发起了一项叫做“主日回教会活动 ”（Back to 啊，“主日回教会活动”，因为这个“主日回教会活动”，那一年美国教会在礼拜天那一天回来做礼拜的人增加了二十六八千，增加了四分之一呀！人们发现到。 原来，做内、来外内，做来外龙、做来外，是一件祝福的事情啊，弟兄姐妹们。我想在生活上，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没有力，我们会觉得疲倦，有时候甚至对未来、对明天、对将来，害怕、不安、彷徨。但是，我告诉你。 主日守主日，礼拜天回教会做礼拜，教会的诗歌、祷告、圣经的话，弟兄姐妹们的平安、关心的问候，都会让你心开意解，让你重建兴旺爱之心啊！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守主日，礼拜天。 回教会做礼拜，不是无聊，不是浪费时间，那是帮助我们的生命生活，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因为教会是我们生命加油站啊。第二，教会是灵魂移民外交部啊，你要移民到一个国家。 你要办移民签证，这个移民签证是属于外交部的。我们生命、人生，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一过去的时候，要移民哪里？华人社会现在很流行，那个人死了，毛公一吸溜，公那个人往生了。他往生了，不在三条路生活了，去哪里生活？去哪里生活呢？ 晚生晚去哪个地方呢？我那天碰到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家，我找来外吗？妈找来外我爱娶狗样对呢，啊，我搞搞一样，我就改呢去走来外我就跟他说：“是我在三条路，我发现了很多人都很喜欢家里的孩子、青少年人来教会做礼拜。我看家里，因为他们都知道狗样可来不都好。” 今天呢，可来得哈，好，怎呢？因为去年在拜堂学习生活之道，学习生活之道。当时我对那个老人家说：“你也要去做礼拜，我老了一耐去哦。我说：“你更要来，因为教会除了生活之道，还有生命之道，还有生命之道。”有一天，我才能就让人立起来拜会我老的机会呀。我是跟那人读了讲 我是跟他的神明结束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教会是生命之道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天移民，移民到哪里？移民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所预备的地方啊！弟兄姐妹们，几年前，好多年前，香港教会发动了一个叫做 SOS 运动。这个 SOS 的意思是什么？Safe our s u n d a y 为什么叫 Safe our s u n d a y 呢？ 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发展非常的迅速，越来越多做生意的人礼拜天也开门做生意。香港教会就说 “Save our Sunday”，意思是说礼拜天我们回到礼拜堂来做礼拜。我常常说，你跟人家讲，来拜天啊，明南白贵白一，奥尼白贵白二，改后尼白贵白三，改阿后日摆柜摆四。 拜阿牛呢？拜拜摆拜牛！拜阿啊呢？拜鬼！拜了，告阿啊呢？拜鬼！那个来拜，哎，基中央来外，拜，外拜一律就贡献啦，来拜就是叫来拜啦，对不对？礼拜就是做礼拜，如果礼拜没有做礼拜，就讲什么拜七拜七。那礼拜我们要做礼拜，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香港教会就是怎么样，safe。 our Sunday，礼拜天我们要做礼拜。许多人重新看重主日，守主日回教会做礼拜。你晓得吗？SOS 这个字是给那些遇到海难、遇到空难的人使用的。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Save our souls，救我们的生命。但是 soul 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什么？灵魂呐。 救我们的灵魂，弟兄姐妹们，守九日来万的赚两万六就来吧，也是跟灵魂有关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教会所传的福音是要让一个人明白，或者在那相信你有永什么样的盼望。好，那被边死亡因你什么样的结束？乃是什么样的死亡跌到人生 使命就叫为世界散了罗，半旧的呢？佢呢？然搞恋爱，就为世界去。耶稣就一位，还为世界帝王，没有啊，没开花，现在同在，冇灭迹，就原来帝王。冇讨论这正呢？佢是十倍正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所传的福音啊！ 耶稣讲了一句话：“你们不可停止聚会。”好像那些停止惯的，所以我们大家彼此关心。其实我很注意的。我那天看到一个人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上个礼拜没有看到你做礼拜。”牧师关心。但是有时候现在老眼昏花，有时候会漏了。我们要彼此关心，彼此勉励。因为圣经说：“因那没来顶聚会，没来顶就来吧。”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我那小外貌的 哪卖毛嘞？啥卖毛嘞？来话呢？咩叫了？礼拜天变到礼拜七，礼拜日变到礼拜七。所以，十九日礼拜天回到教会来做礼拜。教会是灵魂的移民外交部啊！回到教会来做礼拜，可以防止什么？灵魂灭亡。 让我们不会越来，因为没有做礼拜，慢慢的失去信心，离开上帝。第三，教会是生命丰盛处啊。那人走来外呢？我三米家的呢？我们做礼拜的人有三个家，第一个家家庭，那是我们生长、我们安顿之处；第二个家教会。 那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之处，第三个家，天堂，那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灵魂安歇之处。而今天教会来拜喽，是生命成长之处。意思说，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做礼拜，我们敬拜主，我们会经历到我们的属灵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成长，我们的肉体成长。 靠着我们每天三餐，在家上午茶、下午茶还是 supper，但是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在家里的，属灵生命的成长，你一定要回教会做礼拜，你晓得吗？今天有许多人，他们面对着许多的问题，被那些问题困扰着。比如说，人生的意义，他已经很努力生活了，甚至可以说成功了。 但是他没有找到生活、生命真正意义，他常常有一种很难说的、很难理解的那种空虚，那种的虚无，那种的一种的彷徨啊！哎，那又是生命的问题了。还有行为脱轨，你晓得吗？我跟他说嘛，经过延啊一受了恐怖，莫看手机，莫关机。 凌乱、赌烟、酗酒、吸毒等等的坏习惯，恐不过来。呀，你觉得了，家丁啊啊，最最啊最最家丁也是有家丁经验，咱能关系的一些种的痛苦啊。就是许多人的生活就安说女束的。还有。 不如意的事情，竟然已经尽努力尝试了，尽努力去做了，但是搞定那工作的人的关系还是不断的发生，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来。故事平，精神的问题，压力，忧郁症，对生活失去了热忱，甚至有想自杀，我有在搞 B O，你印尼大的里面搞比较。啊，有这种的冲动。 晚上睡觉常常失眠，或者暗梦，或者过于压抑，这种的干扰，还有疾病问题。我翁老伯呢，我问你翁老伯有没？或者轻呢，重呢，第跌板，或者精神板。哎呀，实在，少的就是对你精神的折磨，病痛这个缠绕，还有家庭不和。 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出现问题，啊，不安、烦恼、不安、给行，啊，某一顿错，买给我买说个顿错。你看，这都是今天的人，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。还有宗教信仰，我在芙蓉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天来了一对夫妇，差不多四十岁左右，你找来外一次一次做礼拜，我也探访他们，他们没说什么，到最后。 他们说要洗礼，然后要把家里的那些拜拜的东西拿走。那我再去探访，我要确定他认识多少，对信仰的认识多少，信心清楚吗？啊，这个人我才知道，他是做偏门生意的， <coughs> 偏门生意。然后在谈话中的时候，一赶快讲，母师呀，那我他死嘞。 为我那个真正我嘞，第这个问的第一次人，我如果洗礼，我身上那些针怎么办？我就问他，你那个针是哪里来的啊？一讲，玉手摆可抬过。向学姐，向学姐呢？年轻人会听吗？可以啊，请一个人把这个针呢卸在他的身上。 我说下降下来做什么？保护我平安，保护我顺利呀！他就这么跟我讲。哎，我是第一次听到，因为我过去所知道的，我呢到处去摸，到处去捞，我可能从哪哇？我我有针呀，但正好找，你呀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，后来呢就去找不能那找对我呢呢被鬼瘤精神伊了我看马戏团，我也看到那个魔术师一变。 纯手都是真呐，哦，啊！现在我是第一次有一个人四十岁的年轻人，长得很很生的，他这么讲：“牧师啊，我身上那么真怎么办？如果我相信耶稣，我洗你。”你知道牧师怎么回答吗？我就跟他讲：“牧师妹妹，你我宁是真是信他大爷，但是我真的讲，你烦恼你我宁真呢，牧师总安慰他。” 安就给他，奉耶稣基督的命，叫你我能是真的，打开，你我能是真的，就消失不见了，就晕了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就在家里为他祷告。过后他就没有再提这个真的问题了。然后我去他家里拿掉那些拜拜的时候，我第一个经历。 你知道吗？他家里那些拜拜的东西是很值钱的啊，玉做的啊，水晶球啊，哎呦，蛮值钱的东西呀！我拿走的时候，我要带一个，带一个什么东西？这个叫什么？我要带一个铁锤一样，乒乒嘣嘣把它敲掉。我怕我等一下我放那边，人家又捡回去了，因为是名贵的东西呀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讲这件事情，告诉大家。 哎，有些人有宗教信仰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没平安，没平安啊！我就帮他买菜。有些人讲话讲，莫去啊！你去问某某人其他嘛。一年来过年啊，伊对我说呐，可能从不闹你来过年啊。嗯，伊讲真啊，都冇变化啊。我再讲，我委屈了，我去委屈了，我就找时间。 我就去找这个人，跟他谈，我把圣经的道理告诉他，然后我说：“牧师为你做祝福祷告，你要不要？”他要，他要我为他做祝福祷告。但是我也告诉他：“你自己要跟耶稣祷告。”你那边问我在精神能够我给你拜神，皇来拜神呢，膜拜膜拜啊嘛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拜神的人，我不是破坏呀，那是事实。你会看那些拜神的，不会拜一个神的。 通常很多个，然后虽然家里有拜那个神，天公哎，干巴阿姐，我想静静，我力干，又赶快跑那边去了，啊，这是很不便的。可是基督徒，世界上四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基督徒，四分之一是基督徒。你会看到，不论是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、东南西北，基督徒从开始相信上帝开始，只有一个。为什么？ 为什么只一个呢？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超乎万神之上。我们的神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成病了。我们的神，无论是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都要向这位神，我们的耶稣基督跪拜呀。所以，那里被那人耶稣，你得对了，是得无可，都得无原的。所以，男人心里的平安，那人冇叫无能。 我怎么这摸人呢？摸摸脑回事啊？在蒙事啊？听懂事啊？找来的事啊？阿蒙事啊？干那个事啊？为什么？我你讲跑话呀？我是讲事实，没有平安，没平安，刚刚写咱们就耶稣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相信耶稣，平安。 昨天的平安就临到，相信耶稣，我们的上帝，他是我们的亮光，是我们的拯救，是我们的保障。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。我再说，许多人说外经无形了，外经白写脑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还有那种被干扰、挫折、沮丧，还有罪疚感，没有真正的平安。 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你敢来陪同经历耶稣所赐的平安啊？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没有面对这个问题？有没有面对这个问题？没平安，僵。或者你所认识的人有没有遇见这个问题？有就转来问他吗？邀请强有能力来摆动 上一栋来外龙，因为来外龙，爱塞那那什么样？对对，功夫啊，我给他仔，木外来外龙，新川来外，看到是老师高，哎呦，心也感动啊！哎，看一下那个宿舍，当我感到没有能力，没有人我可以信你的爱是我坚固。 你的命给我归宿。我最少二十年没有唱这首歌了，对不对，麦青啊？多么美啊！当我给我感冒力毛利了，当我给我冒毛娘一捧爱，心里的爱，三为坚固，耶稣基督的名，心为的依靠。 当我感到没有能力，没有人我可寻觅，你的爱使我坚固，你的命使我归属。弟兄姐妹们，可能你现在也面对问题。我讲的问题不是肉体的问题，心灵、心理、灵魂的问题，怎么办？ 解酒，麻醉自己，哎呀，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挥刀断水，水更流。吸毒不能够解决问题。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不是逃避他，因为耶稣基督圣经里面怎么说？来，另外一个是来，凡劳苦当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 你今天有担子吗？有捆绑吗？有困扰吗？立烤压住讲了，压住爱三的得安息。还有一个，压猪讲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着更丰盛。所以来到教会，你来我弄走来拜，十拜、两拜、三拜、两拜、三拜、九拜、十拜，最后，今日耶稣基督给你新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 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就起了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就起了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你也可以这个经历，你也可以有这个经历，不要灰心，要来礼拜天来教会。 回教会来做礼拜，因为你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。第四，教会是生命大医院呐。有一天，我谈话下，女儿一个多么的条件呢？嗰第三道的条件，阿公、努妈搞一条带，人女儿系将我讲出个话，不需要。我系是啦，我有更爱的阿妈。 是累坏喽，就累坏。你你想想啊，去累外龙就来坏。可是阿妈的基一个可是累外龙就来坏。我底的烦恼厚，也我也给我心底的平安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去探望他，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讲这么的话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今天。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许多人面对这些问题不少啊。我们要知道，生命，高位是生命大医院呐。那天我在探访的时候，啊，另外一个事，我看到这张照片，我赶快拍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啊。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？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号。你知道那天是什么吗？山东黄圣伟呀。 那天三堂欢送我我到巴生班达木兰去做牧师，我刚拍下来。你知道那个家是谁吗？那个家庭是谁吗？那夫妻都不在了，就是耿卓家，看见没？耿卓家那边没？那个板三少呢啊，板三哥，耿卓家那个都没得约了。啊，大家知道，我上次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，耿卓家醒着啊。 我跟着者姓做以后，一大六也三人姓做啊，胡强远呢？讲，胡强宽呢？讲作个话，胡强宽呢？主要做礼拜的路。哈哈，因为她带了丈夫姓朱，隔壁家一些人姓朱啊。跟着者帮身少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她留这张照片，因为这张是方正牧师的照片。我爱他，他也爱牧师嘛。我珍惜他，他也珍惜牧牧师啊。 我不是说你们家里没有这张照片就不爱牧师了哈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哈。但是我也看到这张片，赶快拍下来。来，周牧师在这里哈。那个我的女儿才才十多个月罢了。那我要说的是什么？跟着这帮身手，这世界的时候，我找了，牧师，一张我讲过烂过话：，掏的回，牧师啊，一百兆来块几万好。 我五年以前就来做来拜的，他不知道。一九八五年我来这边做牧师，求差价，我签到答应我去抗议，抗了我卖给哦，一毛的找来拜。五年后，一九九六年他来做礼拜，那个时候他知道，哎呦，做礼拜这么好，早知道五年前我就做礼拜了。这个楚兰姐，谢工一定认识他，对不对？隔壁姐啊，好，你们。 也是他带领信徒的吗？啊，好好，然后第二件事情，跟着家讲会告诉我大爷，本身在么告诉我大爷，有一天，我写朋友多就 A，过号码看见就一啦，就看见就一讲，哎呦，跟着啊，跟着啊。上次找你没看见你，在那你明边就蛮光哇，你原先那化妆品啊，跟着家讲。 外猫云化妆品，外克就来外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他的大女儿在关丹还跟我联络，是一个退休的护士长。她都知道一件事情：当她的母亲去做礼拜的时候，做礼拜之后，整个人改变了，整个生活有利了。过去，僵、冇平安、恐怖，因为你搞了外侬就来外，生命的改变。 民变光了，我学生在那块讲呢，讲那是呢，他蛮好安呢，因为是呢啊，已经没受到压力，没受到烦恼，没受到对吗？那人玩呢啊，压力烦恼没了，孔明才说那人眉毛我夹死掉对嘞。 <laughs> 是不是？要不然改天，如果你面到压力的时候，你叫你旁边那人拍一个照片看看，是不是？ 压力、烦恼、迷茫的这些都都没好望，真的没好望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他是我们被担、被我们身体、被被我们重担的主啊！我们身体病了，我能排吗？啊，我们看医生或者可医院。当时谁命你边呢，内在生命、心理。 心灵、灵魂的病呢？还有烦恼、贪婪、欲望、犯罪等等，这些病，你去医院吗？你找医院吗？没有办法的，这些病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能够医治啊！所以一首诗歌多么美，对不对？来，在你心中若有惧怕、缠绕，当。 告诉耶稣，当告诉耶稣，在你心中若有愁苦、兮事，你当快告诉耶稣；在你心中若有怕死、受苦，当告诉耶稣，当告诉耶稣，在你心中若有没名日烦恼，你当快告。 主耶稣，在你心中若有时间忧虑，当告诉耶稣；当告诉耶稣，在你心中若盼望生国度，你当快告诉耶稣。然后副歌一样的，当告诉耶稣，当告诉耶稣，最有慈爱。 是耶稣，你不必疑惑，你也不必惧怕。当告诉，你当快告诉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礼拜天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回来教会，要回来教会做礼拜呀，因为。 教会是生命大医院，教会是生命加油站，教会是生命丰盛处。教会是我们灵魂移民外交部啊！最后，所以有的人啊，另外一个是啊，有的人。 他心中烦恼，一切跌了白龙啊！哎呀，烦恼毛，就让我外天家公啊。老翁三道小的就老妈就外公外孙外，跟我阿妈，去老来拜，这都都是白龙烦恼，有的人觉得人生渺渺茫茫，进到礼拜堂，你来拜龙，上帝的亮光领导他，弟兄姐妹们。 来教会做礼拜，那是个祝福。好，最后给大家看个数字。你看，感谢上帝，选我、喜我，我们做男人做来外平均人数的两百来十六，比较，将我那么三类六你我十八七岁六只，三我那么三类六，所以男人选就好，喜我。 那人直接更加的有神力，奖呢！要不要一个拍掌荣耀上帝？啊感谢啊，赞美主！感谢主，荣耀贵主。不过，虽然我们上个月做礼拜平均人数是今年二零二一年最多，但是比较二零二零年正月，我们做礼拜平均人数三百四十五人，我们发现到还有最少八十个人礼拜天。 还没有回来做礼拜，弟兄姐妹们，那些人，你有注意到是谁吗？你有去关心他吗？有一个电话给他问候他。当我做牧师，我在探访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，电人给走来外，电人把电话摘过，我听了我的心很温暖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邀请人家来教会，鼓励人家来教会，关心人家没有来教会，因为那是一个祝福的事情。 就帮助我们，守主日，礼拜天要回教会做什么？找来吧，我们来唱歌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